第一百集，想到还有公司临时派下的工作，林和西道：“现在还不确定。”哎，你就直接告诉我。赵明流干脆利落：“你下个周末在不在？”林和西道：“在。”那不就行了？赵明流抬手搭上他肩头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封邀请函，塞进他手里：“哎，下个周末酒吧有万圣节酒会。” 你记得过来啊！林和熙笑了起来，答应下来道：“ <laughs> 行。”赵明流吩咐服务生拿酒和杯子过来，搭着他吊儿郎当的道：“哎呀，当年在美国，我们这么多人都喝不过你，现在我要一雪前耻才行。”从服务生手中接过空玻璃杯，林和熙好整以暇的问：“还是花拳？”赵明流连忙谨慎摆手。 哎，我和划拳这样的游戏八字不合，这次换一个。林和熙不慌不忙，换什么？赵明流没说话，视线却缓缓扫过整个光线忽明忽暗的酒吧，最后定在客人穿行的入口处，而后语气满意的开口：“赌一赌今晚进门的客人，赌输的喝酒。”林和熙亦顺着他的目光，眯眼望向出入口：“怎么赌？” 都行，赵明流向他举例，什么性别、穿着、打扮、年龄，随你怎么挑。林可希唇边笑意漫开，从容不迫的开口：“可以，那就性别开始吧。我赌下一个进来的人是男人。”赵明流道：“那我就赌女人。”两人齐齐盯向门口，这样还不够。 唯恐酒吧里光线太暗，看不清楚。赵明流甚至又叫了服务生去门口帮他们盯人。片刻之后，有个看起来财大气粗的中年男人走入他们的视野内。林和熙语气带笑：“ <laughs> 开门红。”赵明流轻叹一口气，极为爽快的仰头喝掉杯中的酒。 空酒杯磕上桌面的同时，他率先开口道：“下一个进来的人，左手有一块手表。”林和熙偏了偏头，语气无奈：“进这家酒吧的客人非富即贵，不戴手表的可能性太小。”“那我再加一条限定语。”赵明流想了想：“手表是江诗丹顿。”林和熙将视线投向门口。 又有客人进来时，从对讲机中收到吩咐的服务生上前拦下那位客人，看了一眼对方的手。吧台这边的对讲机传出声音：“林和熙，喝下杯子里的酒。”两人对着门口进来的客人猜过不下十轮，赵明柳终于有些兴致缺缺，转而提议：“哎呀，不如我们换个新桌 林和熙看向他，赵明流道：“下轮改猜年龄吧，输掉的人要答应猜对的人一件事儿。”林和熙意道：“可以。”对方赌下一位客人年龄在二十到三十之间，林和熙赌客人的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。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入口处看，大约有五分钟时间，一直都没有新的客人进来。 就在两人要放弃之时，视野尽头终于有两道个子很高的人影渐渐清晰起来。赵明流一锤定音：“是男人。”林和西问：“那如果两个人都符合我们的猜测范围，要怎么算？”赵明流道：“那算平局。”两人说话间，那两道人影已经走入酒吧里，恰巧此时灯光暗了下去。 那两人的五官轮廓也隐没在昏暗的光线里，可即便是这样，林和熙还是瞬间就捕捉到强烈的熟悉感。他收回目光，怔怔的出神。赵明流转头去催促身旁的服务生：“哎，你快快去把他那个年龄问清楚。”听闻对方的话，林和熙回过神来，轻轻笑了一声：“不用问了，我说了。” 酒吧里的音乐声有点吵，赵明流没听见他的话，却也伸手拦下了身侧要通知对讲机的服务生。那两人的五官轮廓已经在灯光中完整的显现出来。赵明流抬高手臂，朝他们所在的位置高兴的喊：“哎，轩哥！”周轩和尤虫穿过人群走向吧台。上次我过来，酒吧的人说你去了外地。周轩转头向尤虫介绍赵明流。 赵明流，赵明流看向尤崇，相当自觉的笑问：“是虫哥吧？”尤崇收回定在他身旁人脸上的视线，神色淡淡的点过头，冷不丁的开口：“你们认识？”赵明流一头雾水：“啊，谁？”林和熙出声解释：“在美国认识的。”赵明流闻言，面露恍然，抬手搂住林和熙肩膀：“啊。” <laughs> 这是我朋友，你们也认识？尤虫的目光落在他那条手臂上，渐渐沉下来。认识，莫名觉得后背发凉。赵明留下意识的松开手，满脸惊喜的道：“那还真是巧了。”周轩心情复杂的笑了笑，顺势转开话题。他们来酒吧里是和别人有约，与赵明流聊过几句以后，就从吧台前离开了。 林和熙输了游戏，在赵明流那里欠下一件事。赵明流想不出来有趣的点子，把其他朋友通通叫过来集思广益。五分钟以后，赵明流回到吧台前，忍笑冲他挑眉道：“愿赌服输。”林和熙神色从容：“愿赌服输。”赵明流面上笑意扩大，将他拽过来，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话。林和熙神情微妙。 赵明流故意道：“不愿意？不是说好的愿赌服输吗？”林和熙仍在思考中，赵明流又安抚他：“哎呀，反正万圣节那天大家都戴面具，不会有人认识您。”抬眸瞥他一眼，林和熙最后缓缓道：“行，哎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”赵明流心情愉悦的打了个响指。 游戏没有再继续，林和西惦记着油虫也在这里的事情，又喝了几杯酒，直到面上泛起轻微的烫意时，他以上厕所为由离开吧台，借着酒意在人群里穿梭，四处搜寻油虫的去向。终于在舞台对面的卡座区扫见油虫的背影，而在油虫的对面座位是空的，周轩恰巧不在。林和西目标明确地走向对方。 然后在桌对面落座，尤冲闻声撩起眼皮，神情难测的扫他一眼。喝酒了？林和熙一愣，顺势轻轻眯起眼眸，佯装酒意上头的模样，思考好半天后才答话：“喝了。”看清他的模样，尤虫不着痕迹的拧了拧眉：“喝了多少？”林和熙垂下眼眸：“喝了很多。” 如果你是来问手表的事，尤虫顿了顿，我已经叫人送去修了。谢谢。仿佛礼尚往来般，林和熙也告知他，衣服已经洗干净了，我明天就给你送过去。眼眸暗了暗，尤虫心底涌上浓浓的躁郁感来。他突然意识到，即便是两人很久未见，他也不想听林和熙用这样疏离而生分的语气和他说话。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，在他们两人日渐生疏起来的这几年里，林和熙却在渐渐和其他人变得关系好起来。比如近在这家酒吧里的赵明流，又比如远在美国的那些他不知道的朋友。他从不怀疑林和熙交朋友的能力。从前林和熙没什么朋友，只是因为当流言漫天飞的时候，林和熙自己。 也有意识地将所有人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以外，他只是在担心，担心他有了新的朋友，也有了新的交际圈，他们各自的生活开始变得平行，甚至不会再有任何重合。他从来都不愿意承认，林和西这次回来，其实是变了很多。